锵锵三人行，那天啊，咱们这个聊本地人、外地人，从哪儿啊？最近最火的，我看这个这个他们聊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北京的这个限购令。 十五条，反正这是限制外地人不是买房嘛？嗯，然后你看这微博上这个出招的，全是说谁有北京户口，现在可赚了，完全可以办假结婚啊！就是哎，那天咱们聊这个，但是呢，我觉着咱们聊的啊，这个让我觉得意犹未尽，嗯，所以呢，还可以这个说一说，嗯，因为那天呢，你们两个正好是人在香港嘛，咱们把北京跟香港比啊。 因为我现在发现了一个倾向性的问题，就是说，完全有可能未来，或或者说现在，实际上就是在北京、上海啊，有点往香港的方向接近，就是说，大部分人是。 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是没有能够供完这套房子，就是说拥有一套属于是自己的房子，这是早就香港人的这种生活方式啊，就叫做为银行打工嘛，不就是？那么打打打一辈子工啊。我的问题呢是关于人的幸福，现在不都在聊幸福吗？ <laughs> 啊？我再说就说我很喜欢香港，嗯，可是呢，有人跟我讲了，说你啊喜欢香港啊是一种游客的喜欢，嗯，当然了。 香港人民用他们悲惨的生活为你提供了一个 <laughs> 如此富有效率的动感之都，对吧？哎，可是实际上，哎，就说这种情况，他的这个这个房子贵到一个这样的程度。家辉博士那天讲，现在香港的房价已经是世界全世界头三位嘛，其中一个楼价最高的。 香港人没办法负担的哈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引申出来很多种情况。第一个是说工作嘛，香港人的工作时数是最长的，而且工作焦虑感是最高的。很多调查是说，你焦虑什么呢？焦虑你减薪水，焦虑你被炒鱿鱼，还有焦虑什么？银行利息提高。 因为要供房子嘛，哈，你的整天活在惶恐不安，那焦虑要怎么解决呢？你就看到很多毛病就出来了，吃喝玩乐，所以为什么？而且香港房子是很窄，很窄嘛，你不可能请人来我家吃饭嘛。我请过你，你去我家没有？不可能嘛，我请过你一次。 我好多年前请梁文道去我家吃饭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好，呃，对，印象难忘。 <laughs> 对，因为房子太小了。我们家更小了。这这这不不是为了这个房子小而难忘，是为他热情款待。 <laughs> 几个人挤在那边，然后我记得那天看到文道那种眼神之后，我以后不敢请人来家吃饭。什么眼神？还嫌你家小吗？我 <laughs> 不是嫌他，蛮同情我的。哎呀，这么小，大家吃饭哈。 这样你看到很多生活状态的变化，不仅是楼价要付钞票的问题哈，所以这种很容易在这种情况下脾气很暴躁，甚至有时候有些仇外哈，会觉得香港最近几年啊，听说香港有新界这个地方啊，香港的北边跟呃深圳比较靠近的地方哈，那些人啊现在很怕什么，连生活用品都买不到，因为内地人都来香港买奶粉。 买卫生，知道吗？你刚刚说香港东西贵，其实现在不比深圳便宜，很多是日常生活用品。 <laughs> 嗯，我就是住在新界，我看着我们家附近几间药房，很多人就进去问有奶粉吗？没有了，都给内地游客买光了。 呃，我甚至看到香港报纸有个人评论呢，就是说这奶奶粉，说油也不卖给你，等着卖给大陆客呢，对吗？嗯，对，那个买奶粉不仅是这个，还有普通生活用品、洗发精种种的，根本也买不到。 而且几乎一个礼拜比一个礼拜贵哈，那没有办法啦。香港还有它好的地方，只有学习来如何面对这个焦虑哈。其实香港这个状态目前坦白讲蛮难过的，我们说起来。对，再加上这个，就算加工资啊，今年普遍这个工资也勉强，甚至还不如这个通胀的水平。 <laughs> 不过我想讲的就问题在哪？就是说，没错，香港东西是很贵，呃，你觉得很难生活。 但这里面还有另一个问题，就假如说大家的收入，嗯，来源够多，或者收入能够增长的非常好的话，说不定是能够抵消掉这个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但也很难，为什么？就因为香港的地价高，窒息了非常多的产业。嗯，呃，举个例子。 我们读经济学教科书 A B C 里面，常常会分析成本的时候，有一个概念叫 land，嗯，这是一个最粗糙的一个一个说法，就是一些固定成本嘛，成本就固定，这说的太好了，它真的就是土地。在香港，比如说香港，你各行各业都要用有土地才能进行生意、做买卖的，对不对？但当地下高成这样的时候，你做餐饮的，你想想看多困难，嗯，做商店、做小买卖多困难。 你租个写字楼多困难！所以说香港这个高地价等于是只肥了，大地产商以及为大地产商服务以及建筑在他们上面的一个金融市场，那这个他们赚的越多，就表示周边所有其他产业都在萎缩。对呀，所以我就真觉得这个香港人，你看就是勤勤恳恳。 打工仔啊！但是我老是觉得这个这个悲惨呢， <laughs> 就是说，五百，哎呦，这是五百平方英尺啊，五十平方米的房子，就是一辈子奋斗的那个目标。为什么你像哪怕像我们这个内地人，有了钱，我我愿意在香港买房子，可是一比呀，没法在这儿买，就是因为你觉得。 这洗碟呀，太太吃亏了吧？我我明明我在深圳，比如可以买一百平方米， <laughs> 到这儿买买一个洗手间吗？对，就是，没有。文涛，这个还不是最悲惨。你知道目前香港最悲惨是什么吗？我感同身受哈。以前是说好吧，我很辛苦买个五百五十平米的房子，我想着说再过一阵子房价涨了，我卖掉，等我。 再年纪年纪大一点，我可以去深圳、去广州去买好房子去住啊！现在我连这个梦都没有了，因为深圳楼价也完全对也买不起了，广州也越来越买不起了。所以我觉得真的悲惨在于说，本来香港人以前每个人都说老了就去大陆退休去嘛。 现在连这个退路都没有了。你看，我对这个经济啊，就比比较白痴了哈。我这么想，你比如说像北京、上海这这么多城市啊，它这个限购外地人，当然说是不是因为咱们那天就讲的说，北京人跟外地人也不要谁骂谁，对吧？要正正宗的北京人只有周口店，谁都不是啊。也而且正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北京人也买不起房子，对吗？然后说呢，就是说。 呃，往往没有北京人和外地人，只有这个穷人和有钱人。我想啊，是不是恰恰是想打破这个格局，所以才说，因为咱得知道什么温州炒房团呐，山西煤老板呐，这家一买几十套，说是房价都这么给弄高的。呃，因此呢，咱们就说，呃，你就你比如说，你看那个车牌号，我就发现就很有意思啊。上海采取采取的办法，我认为北京不能采取。 因为这个民情不一样，嗯，你看上海就可以，就是说拿钱买，就是好像四万多块钱，这什么还是多少钱一个一个车牌号，嗯但是你在北京呢，你就会很容易引起人们不平衡，嗯，说这他妈就是 <laughs> 价高者得嘛， <laughs> 谁有钱谁就能开车嘛，所以北京只能搞什么呢六合彩，就不是就是抽，咱们抽命运哎运气面前咱们公平，他就包括这次，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啊。 你看，他不让外地人限制外地人买房子，嗯嗯，他是不是想打破这种格局？就说你你你啊，你凭着有钱，你你就你就到北京一买。不是，他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总是认为啊，一个城市他应该要对得起自己的市民。哎，对，觉得这个市民在这生活，在这长大，他们在这做出过贡献，付出过血汗，呃，更重要是在这里纳税。 那他这个城市应该怎么样来对得起他这个城市的市民呢？假如说这个城市，他们现在生活上的很多的基本所需被外来人口打破了他的平衡，问题就来了。嗯，比如说像刚才讲的，在香港，你当妈妈的奶连奶粉都没有了，嗯，对不对？ <clears throat> 那这时候这个城市自然会出现一些仇外的情绪，或者排外，或者种种的愤恨，所以香港人怨气很深，这几年对不对？ 嗯，很多大陆我很多朋友或者是看媒体都觉得香港人怎么怨气那么深呢？ <laughs> 然后说什么老骂李嘉诚呢，骂那几个人呢？何必呢？对香港人看来，这些人是等于像吸血一样，吸着大家的血，他都很饱，我们都很瘦。哎，但这不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结果吗？那重点，文文涛，你重点说对了，自由竞争。我可是你看回香港很多政策上面不是那么自由的，没错，像土地供应的问题。 啊，财团大的地产商，他是很有权利去控制那个土地供应量，很有权利方法去影响政府的政策，不平衡。嗯，还有包括劳资关系哈，如何保障我们的工资啊水平高低，工作时间长短，还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法，还一直没有落成。那根本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完美的自由市场。没错，怨气就没错。你别说，我举个很简单。 假如说我今天在香港某大快餐集团打工，嗯，根据最基本的教导，我就说这家公司太坏了，太虐待工人了。每天上班时间过长，站个九八九个小时，不让上厕所、吃饭，不定时，我都胃溃疡了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就说我们工人有选择的权利，就跳槽嘛，打别家嘛。 那么，但是你环顾香港这个快餐店市场，就三家集团在经营， <laughs> 三家都一样，你跳到哪了，对不对？才 <laughs> 出狼窝又入火坑，没错，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 可能就是因为你们讲这个怨气啊，我就注意到这几天不是香港这个财政预算案，嗯、这个派糖嘛，香港人叫派糖，说什么疏解，哎，解民困，哎，我真正讲香港的意思啊，还是想把它作为一个借镜啊，呃，去研究这个我们的问题。 <laughs> 我我们本身，哎，就我就北京北京啊，你知道现在北京啊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挠头的这个买房子特别挠头的事儿，为什么？ 都要拥挤在北京，这是个最根本的问题。你看，他甚至有人就，甚至目前的形势已经使得现在年轻人，有些年轻人开始转变生活方向了，就是向二三线城市发展，那是另一种生活。但是呢，也有人讲了，逃离京沪广嘛，就是跟你们讲的那个几家什么大集团一样啊，选择不多。就咱们这个发展的这个态势，你比如说他们说在美国，你热爱拍电影啊。 你可以去洛杉矶，嗯，对吗？你喜欢从政呢，那么你去华盛顿，嗯，对吧？你喜欢念大学呢，你去波士顿，嗯，对吧？你喜欢玩玩闹闹，你你在纽约， <laughs> 他会不会在搞金融？你在纽约吧，或者他这么一个分布。但是你看北京没有，我我基本上可以这么说吧。所有的有野心的年轻人， <laughs> 他们，你你比如说那天有个人就给我讲。 说啊，你你跟我讲是多种选择，他对我他说我是云南的啊，我云南人，可是我的理想啊是做这个电影导演，我在云南当不了著名导演，最多只能是著名导游，那么 <laughs> 我必须得去北京，对吧？你说， <laughs> 所以这里面当然 <clears throat> 很多，比如说北京的老朋友都会说，这是不为北京是首都，可是你放大点看啊，世界范围内其实也有不少国家也出现类似的情况。 像法国，嗯，法国跟德国最大的不同在哪呢？就大家常比较这两个国家相邻的邻居，法国就是一个大太阳遮盖了所有的星光，那就是巴黎，嗯，而德国则是灿若繁星的一个一个小城市，对不对？嗯，像柏林，它不会说大到就是把人家都吃掉，它除了柏林有汉堡、有法兰克福、有慕尼黑，对不对？一堆小城市，但是。 巴黎那个情况是怎么样？其实想起来啊，巴黎跟中国也有点像，就它的整个行政系统也是高度的呃集中，嗯嗯嗯，许多资源，然后它整个国家也是非常集中在就这个最大的城市去发光发热，这就有点像今天的北京，嗯，所以这个情况你说到底好还是不好呢？呃，我我担心的问题就是巴黎这样的情况下啊，巴黎至少地价不会像北京。 高出其他地方那么悬殊的那么离谱，嗯，因为这种高地价，北京这种高地价的情况啊，现在看起来很火很热，将来会出问题的。将来出的问题在哪呢？一个地方如果说它的地价太高的话，它会造成整个城市的市民，所有在这工作的人、投资者，都走一种非常短线牟利的 一条道路，那为什么香港没这个问题？香港就有啊！那香港现在不还东方之珠吗？不不不，不，我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。嗯，你去到哪怕是到了东京，这么一个贵的一个大都市，你有没有注意到东京的街头啊，有很多店铺，它会标榜说什么呃建元几年几年 <laughs> 建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什么七代传承没搬过就在这个地方，也很多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干？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，他其实负担得起。当他负担得起一个地方，他有一个手手工艺，或者有门事业，比如说做餐馆，他就觉得他能够好好的干下去，然后就父传子、子传孙的这么一辈子、一辈子干下来，或者是请人回来做，怎么做都好，好好经营那个东西，那个东西精益求精做下去。但你注意到香港街上有什么百年老店或者五十年老店都很少，他要不停的搬来搬去。 开了门又关门，关了门又开门，因为你负担不起。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所有做生意的人想的都是什么？我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捞一笔？对，香港也是这样。你可以举举个例子啊，文涛，你有没有注意到香港书店哈？嗯，书店第一个很小大的书店哈，只有那一家两家哈，大规模的，它有一个集团，可是都开一些小书店，然后。 有一两家大的，可是每两年那一家大书店就倒闭，不是倒闭结束，就要换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地产商根本不租给你，要么就提高。突然两年后就提高了几倍的租金，结果变成怎么样？文涛，你去香港的大书店，你看到装潢啊是非常随便的，根本那个灯丑得不得了。我问过那个老板，他说：“家辉啊，他只给我给我两年租约，我怎么可能花成本？” 去把它弄得好像台北成品，弄得美轮美奂，我收不回来嘛，我就只能把书当做卖杂货一样，随便弄几个书架就丢在那边就卖掉了。嗯，赶快，因为两年后我就要搬。这还只是书，其实事实上香港很多行业都这样。然后呢，另外更坏的情况是什么？就很多投资者，他想说，我反正做生意这么难做，我反正不是要赚快钱吗？我如果有钱，我为什么不投入股市、房地产市场？ 哦，这个圈，这个其实不就是今天的中国也就开始这样吗？你看今天的北京、上海，就很多其实有资本能够投入进来做买卖的人，他不做了，我宁愿把我的旗下生意能够结束的结束掉，我集中精力去炒房地产，那这样最后就变成整个社会。 大家想的都是怎么样透过房地产市场猛捞一笔、快捞一笔，嗯，再也没有人去想着说我很诚诚恳恳的、兢兢业业的干什么东西干一辈子，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做好，不会的了。所以你看，说这个香港街上行人的这个行走速度也是天下第一嘛，为什么这个这个争先恐后，皆因为朝不保夕啊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但是这个大城市啊，它也是一种这个生活模式的呃一种范型。嗯，你看为什么我就想到哪儿？哎，最近你看有有一些朋友他们在聊天哈，开始聊什么问题？要不我就说啊，他们是幸福的烦恼，就已经都是家辉身边的朋友那种收入档次的，就已经他们有条件去来考虑啊，就说我这个小孩儿啊，我想让他在哪儿长大？嗯，是在香港，在纽约，在上海，还是？ 在北京，哎，你你比如像谢霆锋，哎，他就会觉得我的小孩想在北京长大，哎，我就注意到他们这个，比如说啊，一般中国人就会觉得，呃，最小的时候绝不能让他在外国长大，因为至少有一个原因就是中文太难学了， <laughs> 先得让他把中文会了，将来再送出国。好，那么你看，又有人说了。 当然，这可能是偏见哈。说哎，在香港长大，当然香港也比较专业哈。但是呢，怎么觉着香港长大的孩子是不是性格上有点压抑啊？好像有点就不太善言辞啊。 <laughs> 北京的孩子呢，是还是有点这个外向开朗，但是好像又有点无法无天。哎，毕竟会觉得呢，就觉得哦，这个北京的孩子在北京长大，孩子是不是感觉比较见世面？等等，你看这些价值判断，我发现直接就是他对这个城市的某种价值判断。对。 对啊，北京小孩从小就能言善道，因为要选这个抢着选班干部嘛。我不晓得，我 <laughs> 香港生存空间小的感觉。对，那这个是很痛苦哈。可是我个人呢，当然每个人选择不一样。我说起来会被北京人骂哈。我常呃呃，我其实这个也是我从一个北京朋友他说的哈。他说：“家辉啊，你们假如搞什么办公室政治啊，不可能够我们搞的。” 我们从小学六岁开始要开始搞，就像文道说选班干部。那另外我听啊，我自己观察说，我经常想， <coughs> 假如一个人活在北京或者说任何的内地城市两年啊，他不会快乐的。至少从我的角度看，为什么？每天早上出门塞车是一个，另外乱开。当你看到人家乱开的时候哈，你不会做好人的。然后回到学校也好，回到办公室也好，要讲究权力关系等等的。 你这怎么会不扭曲呢？啊，这是我的偏见哈。 <laughs> 这样讲太太太过分了。 <laughs> 对，应该是不单比较。 <laughs> 你看，呃，我有一天呃在北京跟一个交警聊天嗯，他就说啊，他说你看我早就不开车了，他是他是本这交通警察。我说你干什么？他说我骑单车，而且他给我讲这警察这人还挺挺挺挺有意思。他说我跟你说啊，骑自行车上班啊，发现新世界。他说你会看见哎这家店。 哎，昨天还在，今天就拆了。 <laughs> 然后，哎，这儿又开了一个花店哈，我可以去看看。哎，那儿有一个旧书摊儿。他说，你每我每天在胡同里这么走啊，呃，就是我有新发现。而且他说，你现在你开车的，你不能预算你上班的时间。他说，但是我骑单车、骑自行车的，我准知道从出发到哪儿，我绝对不塞车呀，对吗？他说，为的又锻炼了身体。他说，我现在天天就是骑自行车。 哎，你看新的生活方式，但是问题是北京不是一个太有利于骑自行车的城市了， <laughs> 已经。过去式，过去式，对不对？ <laughs> 我没想到二十年之间变化这么大，因为自行车它必须要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街道。 比如说，它比较有宽阔的行人道或怎么样，但你看北京的路啊，或者它现在的规划，基本上是为汽车服务、以车为本的一个城市，所以它其实并不太友善对于骑自行车来讲。所以我想，你刚刚讲到，到底在哪生活好啊？这是这始终是一个，就是你打算做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打算到了最后，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你从这个角度去考虑。 你要住到什么地方？你比如说，说是到二三线城市的人，哈，对啊，他年轻人会不会觉得，哎呀，我长期在这儿待着，会不会将来造成我这个视野比较狭窄？但是问题是，现在就是有很多来自应该理论上视野很广阔的大城市的年轻人， <laughs> 跑到二三线，跑到厦门，啊，跑到昆明，跑到大理。 跑到这些地方人蛮多的，现在。对，你看，其实台湾也有类似的情况。最近几年哈，最近十年八年哈，很多台北的人逃离台北嘛，一群的作家或者说一群的大学教授或者说中产的人跑去台中，甚至台中附近的地方一起集体买地盖房子一起住。原始共产主义要实现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发展它有配套。